Thank you. ึกหัดกัน ไม่ใช่ว่าเราจะเป็นสุข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อยู่จักวันหนึ่ง เราจะมีคำพูดของเราเกิดแล้วต่อไปนี้จะไม่เป็นสุข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พอใจ จะไม่เป็นสุข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ปพดร่างกายจะดูแลมันอย่างดีให้มันเหนือสุขเหนือทุกข์ได้ เราจะเป็นคำพูดของเราเลยทีเดียว 当你学会了以后，当你实实在在的修了一番以后，有那么一天，在座的每一位一定会说这样一句话，那就是：我再也不哭了，我再也不乐了，我拥有一个超越苦，超越乐。 从土中脱离出来。พระธรรมเป็นของอัศจรรย์อัศจรรย์เช่นเรามีสติทุกคนนั่งอยู่นี่หลายคนประมาณหกสิบแล้วประมาณหกสิบคน แล้เรามี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เป็นคนคนเดียวกัน แต่ถ้าเรามีความหลงเป็นคนละคนกันไป修行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，修心是一件最不可的事情，觉性也是不可思议事情。如果我每个人都在心地上 刻的认识几位，最后就像一个人一样。ลอง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ไม่มีอยู่ในความไม่มีในเพศในวัยไม่มีอยู่ในรัทิในกาย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ใครก็ตามถ้ามี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จะอันเดียวกันทั้งหมดไม่เกี่ยวกับคนแก่ไม่เกี่ยวกับคนหนุ่ม 我弄、弄着它，แก、弄着它，不弄这一个。不要拿奶来喝，不要弄嘛啊，按一的，我们都吃一我学会了觉知以后，不管是老人、年轻。 有了决心以后，我可能不是泰国人，你也不一定是中国人，我也不一定是出家人，你也不一定是居士。不管是哪国人，不管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。 只要有群体，都像一个人一样。เป็นสากลสากลใจมีคน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อันเดียวกันทั้งหมด คือสัพพาวัธรรมสมมุติอันต่างกันนี่เสียแล้ว่านี่มหายาน时时刻刻能觉知自己，时时刻刻保持觉性。 应该学习这个东西，不管你是亚洲人还是老外，还是外星人，都应该学习这个东西。如果你有了决心，能够时时刻刻觉习到那么，好常说，我也可能是居士，啊，居士也可能是出家人，啊，修行不修行，跟出家不出家没有关系。 เคยไปสอนในมหาวิทยาลัยของ คิดศาสนาก็มีพระสงฆ์ประมาณแปดสิบลูกเวลาเราไปสอนไม่เคยมีพระสงฆ์ไปพูดที่นั่นเขาก็ไม่รู้ทำไงเอาเลยว่า จะให้ท่านนั่งไงจะให้เรานั่งไง เราก็เป็นพระท่านก็เป็นพระนั่งเลยด้วยที่แรกเขานั่งอยู่ พอเราเข้าไป ยืนขึ้นนาทีที่ไปสอนก็คือ เป็นพระแปดสิบรูปนั่งฟังเหมือนเป็นอะไรเขานหมนตพ่อไปในมหาลัยของทิดในห้องประชุม ในห้องประชุม ก็เป็นในห้องประชุม 哦，嗯，我好像曾经去过一个天主教，天主教的这样一个。 我们这一走进去，八十位都瞪大了眼睛，从座位上跳起来。那要怎样在天比较的地方，来让他们学习、学习？ นั่งสูงสูงสอยบางคนนั่งอยู่เนี่ยพอมองเห็นหน้าก็เห็นหน้ากันให้ท่านนั่งเก้าอี้ครับให้เรานั่งเอาอะไรมาลองเก้าอี้ขึ้นสูงสูงขึ้นหน่อยก็เลย นั่งแบบล้องตาหน้าอ๋อเดินยไป把我的位置摆得很高，让我坐得高高的。 ที่มาพูดเนี่ยได้ได้มาพูดเรื่องศาสนาอะไรครับมาพูดเรื่องคนใครเป็นคนอยู่ที่นี่ยกมาอขึ้นเลยสิใครเป็นคนยกมาอขึ้นแล้วก็ยกมือขึ้น那我上座以后，第一句话就告诉他们，我来到不是来讲宗教，我要讲的事情跟宗教 没有任何关系。那么在座的各位哪个是人？是人的举手，每个人都举手，而且举得很高。啊，越南个粉粉，คนไทย个粉粉，黄金个粉粉，哈哈然后我就说啊，老外是人，我是泰国人，我也是人啊。那你们？ นี่หลายนี่หลายชาตินะมีอินเดียด้วยมีนั่งอยู่นะเขาว่าอ้าวคน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คนเรามีธรรมชาติสองอย่างมีกายกับใจใจมีกายกับใจอยู่นี่ยกมาขึ้นเราก็จงขึ้น然后我就问他们，好，啊，先把手放下，然后我就问他们，在座各位谁有身和心 有的举手，没有的不用举手。然后大家全部都举手，还是举得高高的。嗯，我讲给吧，可以可以，不拿人家人家ญหาเ然后我就问他们，谁在身和心上有问题，身上有病啊，心里有苦啊，举手。当时全部举手。 ทุกคนก็มีปัญหาร่างกายเคลื่อนใจยกเอาใครมีปัญหาร่างกายร่างใจยกมาขึ้นยกยกบอกยกมือสักหน่อยแต่นกก็ยกมือ那么在座的六位姐谁在身和心上有问题举手เอามือลงลง啊，放下了。每一个人都在身和心上有问题。ถามต่อไปว่า ไปเคยแก้ปัญหาเรื่องกายเรื่องใจได้ยกมือขึ้นดูสิ接下来我就问他们，谁能解决自己的身和心的问题？举手。ไม่มีใครยกเลย只有一个人。เราเลยยกมือขึ้น只有我一个人举手。เราเราขึ้นอ๋อเนี่ยท่านนั่นหรอแล้วมาขนส่งปัญหาออกจากกายจากใจเรา

大家一起学习如何能活现在，如何能从痛苦中彻底啊解脱出来。ก็เลยมาสอนเรื่องนกรรมฐานเนี่ยมาสอนเรื่องกรรมฐานไม่ว่าไม่หลงหลง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อ้าวตัวหลังก็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ตัว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เป็นของใครเป็นของคนจีนไหมเป็นของคนไทยไหม ส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เป็นของใคร เป็นของผู้รู้ผลจีนรู้ก็เป็นของคนจีน คนฝรั่งรู้เป็นของฝรั่งคนไทยรู้เป็นของคนไทยเอาใครรู้ก็มีของคนนั้นนี่คือสาวคนยังสออไม่ใช่สาสามไม่ใช่ลวท่ไม่กายสาจะ่าวะธรรม那怎么到为什么？全世界全人类 都应该学习的东西。嗯啊，那么啊，老外一般手掌也会学习，来到中国叫中国人教手掌，中国人也会学习。然后我就告诉他们，学习不是属于泰国人，学习也不是属于老外，学习更不是属于中国人，学习属于谁呢？学习 สิ่งนี้มีคนทุกคนอยู่แล้วนะที่แต่ว่าเราไม่ค่อยได้ฝึก 你想给就像一棵小树，我们把一棵小树种下去，这小树看着小小的，嗯，可能不会为我们遮风挡雨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只要你好好的浇水，啊，好好的培育它，等它变成参天大树的时候，啊，它作用是不可及。反正我们养绿色蔬菜，我们 ลดน้ำเราควรดินเราใส่ปุ๋ยต้นไม้ถึงงอกงามขึ้น我们不断的用功，不断的精进，就像我们给小树施肥、浇水一样。ในขณะที่เราใส่ปุ๋ยในที่เราลดน้ำที่เราควรดินนะเราก็ไม่ต้องไปทิ่เมื่อไหร่เนาะจ้นมาจะให้ดอกออกผลให้เฉยนะณะ 水浇水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讲：“啊，你什么时候长大呢？你怎么这么慢呢？啊，你怎么还那么小啊？啊， <laughs> 你什么时候变成参天大树呢？”啊，因为这样的啊念头会让你苦。你只耕耘，不问收获；你只浇水，只施肥，只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就好。 ราก็อดไม่ได้นะปฏิบัติทางไปก็อดไม่ได้ เมื่อไหร่มันจะพ้นทุก เมื่อไหร่มันจะหมดความคิดเมื่อไหร่ความคิดนี้มันจะดับทุกทีเนี่ยในีกว่า เราเหมือนเราทำจิดไป我们一般都没办法控制自己，啊，只要做下去，啊，就希望自己快点啊有境界，啊，快点悟道，啊，我怎么练了三天了还没？ ก็จะมอบทางขึ้น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เรามันก็จะมอบทางขึ้นมันก็จะให้ผลมากขึ้นเรื่อยๆ只要你心情的心情的去耕耘，你会发现你的小树一天一天的长大，是它长大，而不是每天你在做梦都希望它快点长大，快点长大，而不是这样。เรากำหนดไม่ได้นะ ว่าเมื่อไหร่มันจะหมดทุก بنعمته นี่แหละความอยากเมื่อ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แล้วอยากจะพ้นทุกข์เมื่อ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แล้วอยากจะหยุดความคิดเมื่ออยาก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แล้ว อยากจะให้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อย่างต่อเนื่องเนี่ย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เราวางใจ้วยผิด如果你你走进禅堂，一坐下，你就给自己一个标准，这一个小时，我要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要觉知自己，这就错了。 你这样的用心不错啊，你做下去，只耕耘不问收获，不要有任何的希望和期望，暂时放下你所有的啊愿望、所有的期望，啊，只是老老实实的、实实在在的觉知、觉知。那么，啊，离苦的那一天只是一瞬间。 可以告诉大家的是，开悟的那一天，也许是一刹那，但是他其实说候到来，你不用去一直做那边思考。啊，刚才讲了几遍，只耕耘，不问收获。嗯，对啊，我们有贪，有欲，有不乐，有不雅，对 o k 如是陀被吹吹的，他被吹吹的呀，话题。 我发现，你在这边生活的这么多年，你越想得到的东西，它越得不到；你越加倍的、双倍的去努力，你不一定真的能得到它。有些人得到了，又觉得好像高处不胜寒，或者是。 就是得到的那天，会有一种其实一无所有的感觉啊。那么在这七天的过程中，你会把这个东西看得清清楚楚的有些人七天看不清楚，可以回家继续看重要的是老老实实的觉知，老老实实的去用功。他假如改了，他就变呢？ กายแสดงชัดเจนแล้มันซื่อมากเลยยกมือเราก็รู้สึกหยุดเราก็รู้สึก เดินเราก็รู้สึกเห็นมันซื่อเรารู้กายแบบซื่อกาย ก็แสดงความเจ็บความปวดความเมื่อยนะเราก็อดที่จะซื้อไม่ได้ต้องอยากให้หายเจ็บหายปวดหายเมื่อยเนี่ยเรียว่าวางใจไว้ผินะครับอ๋อมันเจ็บมันปวดมันเมื่อยก็รู้มันเฉยๆแล้วก็กตัดมันดูสึกตัวมันไม่อยากให้มันหายเจ็บหายปวดหายเมื่อย มันจะหายก็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มันมันไม่หายก็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มัน我们的嗯腰痛一痛起来已经忘了，你就忘了。 师傅讲的话就开始，什么时候呢？他才能不痛呢？嗯，为什么现在这么痛呢？为什么这么难熬呢？啊，这就是错。嗯，这个时候我们以看他，老老实实的看他，他就是痛。哦，刚才师傅给的这个，嗯，他痛了，现在很痛，然后轻松的回到刚才的动作去。 老老实实再去学习，他等下更痛了，你就嗯，比刚才更痛了，嗯，而不是说太痛了，快点好起来吧，什么时候才能不痛呢？而不是这样，嗯，用心是最重要的，只看他，看见他，但是不要成为他，这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情。嗯，节制都不要节制，我们就要我们就要让它。 它就发生嘛，我们看到，哦，你吃完了，我弄完了，哦，这都是别人的事，不是我们的事。所以讲，我们的念头，我们的念，我们的念头，就像小溪水一样，它在恒常的流动，这是一个自然现象。你让自己一念不起，那你就是木头，那你就是石头，那是不可能。 念头来了，念头没有错，不知道妄念来的才是错。什么是正确？知道妄念来了，能觉知到妄念来了，啊，而不不加以任何的造作啊和评判，只是心中的回到当下的动作，啊，这才是正确那个，我们刚才说怎样面对得到哦？这有心，这有心，哎，那有。 学会以后，好好的用功。我们今天刚刚第四天，你才接触这个东西第四天，大家也要有些忍耐。就像刚才说的，我怎么修了三天，我还没开悟？ 这是不可能的啊！但对于有些人，有也有可能。大家学会以后，你会发现，长时间的用功，长时间的精进，你的智慧不断的出现。啊，那么经过一番努力、一番精进以后，你会发现，啊，你是一个越来越有智慧的人，越来越会处理自己的生活中每一件事情的人。 การแก่การเจ็บการตาย ไม่ใช่ว่าไม่แก่ ไม่เจ็บ ไม่ตายนะ โดยสภาวะร่างกายก็แก่ เจ็บ ตาย แต่มันเหมือก็คือการที่เราไม่ได้เป็นผู้แก่ ไม่เป็นผู้เจ็บ ไม่เป็นผู้ตาย ไม่เป็นผู้ที่ตายมันเห็นแค่สภาวะของตายที่มันเปลี่ยนแปลงไป所น有觉知的知道，有觉知的看见，是超越一切，超越生老病死，而不是每天坐在那 不要老，不要病，不要死，每天都冒这样的念头，啊，那是错误的。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ตอน ก่อนที่จะตรัสรู้วันนั้นท่านเกิดนิมิตคือความฝันมีมีข้อหนึ่งท่านฝันว่าอ๋อท่านเดินอยู่บนโลกนะโลกไม่มีแต่พูดพูดคือกุญจระมีดีที่นะแต่เท้าที่ท่านสัมผัสกับกุญจระเท้าท่านนี่ติดกับพูดเลย ไม่เคลื่อน 也，嗯，老师曾经讲过一个故事，一个呃一个一个故事给我听，是佛陀的故事。说佛陀在开悟的前一天，曾经做过一个梦，有这样一个境节，就是说，啊。 过的时候，他的脚每一步迈下去的时候，根本没有踩到大地。嗯，那等于在教导我们，我们住在这个路，但我们没见路；我们住在仓库，但我们没见仓库。我们这样子住的。这个事情呢，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里面，这世界上到处都有它。 但是呢，我们不会被大便污染，我们不会被大便侵袭。呃，า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ไม่ใช่การหีโลกไม่ใช่การทิ้งสังคมไม่ได้ทิ้งผู้คนไปอยู่ป่าไปอยู่ถ้ำแค่นั้นนะคือเราต้องอยู่กับโลกแต่เรารู้เท่าทันโลกแล้วเราก็จะไม่ติดกับโลกเรา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啊，不是说า 都不要了，啊，父亲母亲都不管了，我找早身份，找早去修理，一个人待在那这不是真正的修行啊！我们的修行就是在这个实实在在的世界上，在这个实实在在的生活当中，就是在这个五浊恶世里。 สติเพื่อไปเผชิญกับโลกนะถ้าเรามีสตินะเราจะมั่นใจโอ้จะเจออะไรก็แล้วแต่นะเหมือนที่ใช้เรามีอาวุธมีเครื่องมือเจออะไรก็แล้วแต่เราพร้อมที่จะต่อสู้พร้อมที่จะรับมันได้ ไม่กลัวไม่กลัวโลกไม่กลัวทุกข์ไม่กลัวพร้อมที่จะเผชิญทุกอย่าง我们有了决心，就等于有了啊一个最好的交通工具，不管 dije,